等一下来，找应该会找点皮。谢谢，都没来，也不叫白。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带着那个中文的，让大家可以一起念。Tme bodi raja Kumara Suddhagama。今天要讲的经。 这个经典就是波迪的经典，波迪那亚布玛拉的经典。可以这个那那里拉，今天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波那亚布玛个那波拉。 一开始讲的时候就会听得不清楚，但是听着听着会知道这个经典的内容。阿卡德瓦玛，布迦利，维嘎丹，苏苏马拉，格里纽玛，多，泰玛，苏苏马拉，格里纽玛，多，泰玛，皮阿瓦萨高内，多，泰玛，丹东尼瓦的。就是在一个埃加城。 在苏苏马拉迪利迪拉这个城，这个里面的很深的森林里，佛陀在居住在那边。哎，你卡嘛，我里面啊，从你佛爷对，刚刚那家伙嘞，那发上边，上路路比你晚嘞。那个时候呢，这个菩提菩提菩提的这个王子呢。 就已经建好一栋楼，他要居住的一栋楼。有的，阿东没报名，伢说他要复习的，等阿罗咪阿古，阿东比较最近的，上达东马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刚盖好这个房子，就是王子住的，可以说是宫殿嘛。他没有那个住之前，人没有住之前，他。 有一个希望是让出家人来这边居住，先居住。菩萨在这多个那个，哎你，如果你哎你话的少，六比比做些，如果没你，这样东西在那个罗米阿古，你看你上个月数量比嘛，就是六点零加的。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所有的好多人都是建好新的房子之后呢，他们。 不先住，让出家人来先来这边新房住，然后供养供斋之后，才他们过去住。那嘛皮嘛嘞，苦，的确你也皮嘛，一路习惯的。在缅甸有些地方也还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我的拉萨，古巴拉没那个，对呀，的皮皮的。 帝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也是要派信他学来的。就是这个菩提这个王子呢，就他有一个他的手下手下叫帝释迦牟尼，他这个菩提公子就派这个人去见佛陀。那凡，那那嘛，不要忘记了那个罗摩，因为南都。 送走也不远，对，多会开光的。就是他跟他的手下讲，说明天早上要去请佛陀和跟随佛陀的出家众来他的这个住处来这个供餐对了，我跟你讲，我当么事在那个什我提着个棍子，拿着个送走，送走走了 就是在请好之后，第二天佛陀和跟随佛陀的出家众就来到这边来用餐。没那个，我去有一个阿萨松达看他的。这个王子呢，把一块啊白色的布。 就是整个台阶从头从这个第一台阶到最高的那一台阶从头到尾就是铺了白布。都都是你蒙的嘛，咋子没没通噶歪骗你？他们两夫妇，他们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个是没小孩的。啊，这样子不讲给予，看他的是一个看白皮白头发。 菩萨母也买所以，涅巴是杜嘎底罗迪堪哈。因为他把这个白色的布铺在那边，他是有一个呃，他是有许个愿，就是如果佛陀踩上这个白布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孩子的。难道又要看见了？布达卡，哎哩，被平被，我们内。 当佛陀要走上来的时候呢，佛陀就不踩那个白布的上面，他铺的那个这可以说是白色的地毯吧，但是一块布。没因为呢，你这个布嘛，自动的。一一开始有这个白色的布，佛陀就不动了，就站在那边。你的，我里面那个，那什么呀？你非必要，内必了。 难道不觉着吗？对呀，六晓得。那个时候呢，这个菩提王子就跟佛陀讲说，请佛陀踩着这个白色的布，把这个往这个上去吧。读第二句，他晓得。他有第二次的在讲这个话。不能。但是佛陀也就没踩。第二句，他晓得，不能。在第三次在。

前生的这个呃杀生的这个不善业，那个那个不善业太严重，这一生他就已经有果报出来，所以他们不可能会有孩子的。有的话那个再看不怎么嘛，河南的嘛，穷不富的嘛，但是没有么样样好。就是在轮回里杀生杀生的业太重的人呢，他们是不会有孩子的。 那半边年轻，你看那边，不撇水了，大子女们也不能出家。对这个科学家就讲，就是有一个呃，有一个病吧，嗯，反正就是有一个细菌，就会让这个一个人没有怀怀上孕，是他们是这么讲的。男要没要要，都是孙龙，除把那个咋办嘞？阿哥都敢把那个姑娘往大子女家送。就是男的，女的。 这个夫妇，如果他们两个杀生的业很重，这一生比较明显的话呢，就是那个果报就是成熟了。这一生很成熟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有孩子的。我听那个了，中间有点怪，不要我晓得。这个菩提王子呢，就整整三次跟佛陀讲要采这个，请佛陀采这块板布。采一块布当个什么礼 所以佛陀也知道，所以就不才。如果你看他那个，菩萨他没闯干么事情，菩萨的悲心不慢，你把谁都我你看他，他菩萨他悲容。因为佛陀知道他的心，里想什么？他说，他的心里想的是，如果我要有孩子，佛陀就肯定会采这个。如果佛陀采这个，就说明我会有孩子。他有这样的这个心。 布达苏拉雅亚玛西钦罗姆勒西钦雅肯里罗阿玛摩鲁达姆。佛陀是做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他就会会分析的很好的，不会就无意中做一件事情的。老家路嘛，现在有点难的，十个布达拉帝龙姆勒。就是全世界全宇宙的人天人，他们的心在想什么，佛陀都会知道。 你啊，那个，我念完呢，拿过，出来你现在那个，起来了没？行，佛陀没才，然后转身看阿难尊者。现在那个谁坐哪里了？菩提那个，定名了，你背起来，别嘴巴露标嘞。然后佛陀这么一做，然后这个阿难尊者就走，往前走过来，之后跟这个菩提王子讲。 把这些摆布都收起来吧。哎呀，你干嘛天天的规矩意啊？弄讲的来呀。所以他也就不得已把都这个摆布都收起来。不的，那豆腐要要放嘴里，放不归拢的。佛陀走到这个新房之后就用餐。放嘴里的感觉了。 我地那咱都马上明白个，佛家我晓得。这个佛陀代表，嗯，佛陀用好餐之后呢，这个菩提菩提的王子呢，就开始跟佛陀说话。我地明上晓得这个，要给明马上五十六讲嘞。啊，这个菩提王子怎么跟佛陀讲，大家要记清楚。回头晓得多少？ 别说别，对比了，现在的人。世乃因你这批，前世都没有乃无路，现在嘞。他跟佛陀讲说：“佛陀，我在想，好基础已好，不会快乐；基础已快乐，不会有快乐，就是好基础已好，不会有好的。”现在都靠那因你嘛，前世都靠我没路。 第六检吃挂的时候讲小鱼。他说：“这个基础一好不会有好，就是你要先，呃，我想到的就是你要先苦受苦之后才会有这个好的，你会得到好的。就是你做，嗯，你好，不带给你一个好，坏的就是你要辛苦才带给你好的，他是有这样想出来。”辨别无眉。 千世乃因你喽，前世做错喽，没难过；，千夜做错乃因你嘛，前世做错喽，也难过。了喽，都心上得讲，都当不晓得。所以他就跟佛陀讲，他想到的一个事情，的这个本来是嗯，基础语就是原本你这个快乐不会有快乐，你付出的是好的，你也得不到好的，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嗯，基础与好，你不会有好；就是你要先不好，才会有好。他是有这样的了解。不，这个嘞，红姐，千杂之谈嘞，因你了。千杂之谈后面难悟，所以就讲嘞，因你嘛，千杂之谈也难解了。不，这个嘞，位，别表。所以佛陀说对，就是先是要嗯，基础与这个。 快乐好，不会有快乐和好的。古月的第二天去了，林管看啥活？路路第二天去了喂，深夜的印尼语第二天去了，看到的印尼语第二天去了，路路嘞。所以现在，你们要在你们在修行，要证得涅槃的快乐。你们要有涅槃的快乐，你们付出的是什么？是快乐还是苦？苦。 多看一点嘛。多看一点呀，呢，多看嘞。大家嘛，多看一印第安嘞。所以说你要做这些，就是你要先苦之后后甜吧。就出世间的快乐是先苦，苦的最后苦的终点就会有快乐的。 都快也匆忙嘛，都快疲惫。就是他这个出世间的快乐，他就是在痛苦的终点才有快乐的。老给那么多钱大个？都干钱哪也匆忙，都快疲惫。但是世间的快乐的话呢，快乐的终点就是有苦的。两边话呗。它是相反的。老干努力嘛。 一场雨来不够的呀，都开呀送嘛，都开呀，都开呀送嘛，都开的去你家了。在世间的话，成家结婚了，成家了，这个就是先开始是好，然后就有苦了。领头开，没有头开，他都没头开的去你家了。就是丈夫受丈夫的苦，受老婆的苦，然后受小孩的苦。他讲富贵的嘞，富贵无贵，人家无贵了，没两位。 所以禅师也就出家了。那个从小就知道这个苦。还要同意吗？大的都所以佛呃，这个禅师他就没有这个老婆死去的苦和孩子死去的苦。哎呀，能。 我明白了，明早别不晓得。明早别，明早别去看到那罗嘛。你一下的去代替，不老家家阿祖嘛？一下的去那块的来路晓得。然后再一次的，这个菩提王子就问佛陀：“佛陀，在你的生团里，要成为四果圣者。” 就是成为阿罗汉要修多久？哎，你看嘛，不萨个没那个变彪的，变美的。嗯，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在反问这个王子。我这个没那个，谁么跟他变美啊？刘梅的，没得婆红没的，没看过，没得婆家的路，皮娃路，菩萨个彪的。 佛陀说：“我还是先问你吧，我问的问题你想怎么回答就回答。”没了，趁时的答，别人打打点补打补打个补丁。博主问他：“你是不是会骑大象？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是会骑马，骑大象是一个技能。”这个趁时间短了。 锻炼演技的，过去嘛那个演技，不听话演技的。哎，就是很久以前，就是会做大象是一种啊能力，一种本领。没有，没那个，都清洗一单，捐捐是吧？哪天讲不他都捐掉了。嗯，这个王子就回答说：“会，我会骑这个大象的。”第六十章嘞，没哪天嘛，录第二个。 对身体也大个，拉得有点。嗯，那这样的话呢？一个人来向你学习如何骑大象。没问题地方，拉不了身体也大，拉得有点不过啊。那么的，对身体也大不好，容易折，容易往屁股。如果这个人就是来学习骑大象的这个人，第一，他没有信，他不相信这个骑。 他会起大象嘛？那不行，对吧？这样话以来，人还不高明。第二，他的身体也不健康，他的身体健康也不好。那不都，妈的，没漂亮，我累呀，他的。第三，他就不会不正直，他说话的时候呢，就会骗，就会有呃妄语。那不累，老了我这了没事不，么们家清楚嘞。 第四个，他没有精进，他很懈怠懒惰。个？来，不辛苦。第五，他也没有什么智慧。路不苦没有，心大拉心大哪能就是一个人有这个五个这个因素的这个人。 还有这些项的这些这个人，他要是来学习几大项的话，他会学到吗？难不成有给你，给你听啦没？两表没？嗯，这个这个五项呢，就是以后是传授者的问题了，所以再听一次。难不成有几木没信悟？第一就是没有信。那不成干嘛也没感悟？第二不健康。 第八种，冷冷淡淡。第三，会忘于。充满了生气不？心也不直。第八类，乱变的。第四，很难做。第八个，一年比一年来帮忙许多。第五，也没有什么智慧。第六个，没有走路比人家大王老了，不参加宴会的。所以佛陀问像。 一个人有这些这样的人会学习到吗？嗯，有，明白了。那说白了嘞，另外我们主张嘞，德邦缺人了的，没别的，打别人不打那个。这个时候，这个王子就回答说：“佛陀，别说一个人缺这五个，只要缺一个，他就会学习不到的。”阿方。 血脉是引导的，表示要从血肉保护里边要培养慢慢锻炼保如果一个一个人五个都有不好的，这个五项都有的话呢，他永远也学不会什么东西的。菩萨哥，明早嘞，我偏心也到那拿马来第二张呗。佛陀说，王子在我的教。 教导里也是这样的。对哇，对，用基木的大家，没须问呢，大家听。第一，没有信而在修行。那，讲嘛也，没高问呢，大家听。第二，不健康而在做修行的人。那么，走，另外的的，讲嘛的，是木须问呢，大家听。 第三，这个禅修者是会忘于心，也不正直。那八类，布利亚姆西文呢，拢变路。第四就是没有精进、很懈怠的禅修者。那八啊，阿非念变阿姆西路。第五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你老伯伯没有啊？我看见他的那个嘛，戴看镜，戴呀没呀，难过。佛陀说，这一个人。 要修行，缺少这五个也修不到什么。哎，你哥，我这个，德巴缺运你的，搞什么鬼？对没有领悟。我怕是如果缺运力的原因，对呀，不懂嘛，没有领悟。就是这五项中，只要缺一个，就不会体会到什么，也不会证证悟。啊，如果是说五个都缺少的话呢，就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ဒါကြောင့်တဲ့နိဗ္ဗာန်ကိုလိုတဲ့ယောဂီများဟာတဲ့ယုံကြည်မှုတတ္တတရားရှိရတယ်။所以要想证得涅槃的一个禅修者，第一要有信。နှစ်ကျမ်းမာရေးကောင်းရတယ်။第二要健康。သုံးဖြောင်းမှန်းတဲ့စိတ်ရှိရတယ်。三就是要有正直。 心要正直，语言方面也要正直。讲没有路他的意思就是要有好心。嘞，老了屋里要做西呀的。第四，要有毅力，要这个就，很精进。啊。第二个，非那个，非年年呀，不然没东西 第五就是要有智慧，这个就是可以说可以证的、可以会开悟的这个最基本的智慧也要有，也可以说是不容易。哎，人家阿瓜比人，要还如果一个禅修者就有这个齐全这五个因素的话呢，他就是会开悟的。 你印阿哥话比宗在教底下，八上没有出西天时候，困难嘛，也很难骗到你。如果一个禅修者，他有这个五个因素的话呢，七天之内他就会开悟的。老宗可能嘛，他如果讲在阿阇也很难骗到 最长的时间就是七年，七天到七年吧，最短七天，最长是七年。然后，第二主要讲，那个第二阿瓦罗婆的。这个就是会证的，呃，法会开悟的五个因素。阿姜，第二产业，第二出门在对方手里做的哈。 လွယ်လွယ်နဲ့ဒီနိဗ္ဗာန်ကိုရနိုင်တာမဟုတ်ဘူး所以要修行关照打坐要证得涅槃没有那么容易的哎呀ယောဂီဒီမှာယောဂီတဲ့တရားတရားရှိရမယ်所以一个禅修者要预这个预备着要有信要有信根တရားမှန်နိုင်လောက်အောင်ကြံ့မာရေးကောင်းရမယ် 第二，健康呢，可以健康的，可以修行关照。阿萨吉杰仁乃萨达米阿萨鲁吉杰仁乃的完美供养嘞。就是这个健康，就是你吃吃掉的、吃好的这个食物里面，就是我们身体里是有胃里是有消化火，这个消化火要刚好到你吃什么，它可以都消化掉的。 啊，布一点凉、还看那一个将蚂也取下来。一个人的健康啊，受得了，也要承受得了冷的，也要承受得了热的，这个可以承受的这个能力是一种健康。布啥子啊？布菌菌，啥哪一个？谁将蚂蚁取下来？就是关于食物方面呢，给你吃什么，你就可以满足的，也要有这个。 生嘛嘞，谁需要嘞？谁刚需啊嘞？要有好心，这个好心就是有要有正直的心。对呀，是谁样干嘛？嘛，但别讲那样嘞，十八米也不在小餐报告的时候，啊，在跟厂师讲的时候，就要说啊，实话，嗯，不要有什么谎言。对呀，这在干嘛？我们并没有。除非是现在。 在打坐的时候，不要懈怠，有毅力的坚持。碰到对的啥子个麻烦，有电那第二步的不畏的不碰那哦，一眼不嘛是一样的。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有这个智慧，就是可以分辨出啊，这个在看的所缘法、明法、色法。 有的呀，那的呀，如果慧慧浅浅，对那个对人恐怕是呀的。就是会分辨诸名法和色法的智慧也要有。啊，讲的呀，就的呀，如果慧浅对那个对人恐怕是呀的。也要有这个因果分明的智慧。刚的呀，嘛刚的呀，如果慧浅对那个对人恐怕是呀的。也要有。 一种智慧，它是会好和不好分得很清楚的。哎，你看，那我比重没出现，对呀，亚大人。如果一个人有这个五种因素的话呢，他就会开悟的。不，不要第二次再来开药了。你药给你嘛，你分两袋吸的，不不要那个来分开的吸的，比重在小餐的时候。 就看到了，你们都有这个五项的。观音啊，累死了，有给就不要他功德。禅师没有骗你们，就是通过你们的报告，他跟你们讲，你们有这些的。你也不是在夸禅修者。呢，自气了，有些禅修者就太多嘴了，就是说的不停。 下几天又讲，像那个偏葫芦的？就是这个舌头太长了，应该给它剪短一点。那这个第二视了，干净点，它下几天又给现在偏葫芦的？下一次小餐的时候，禅师要备着剪刀，说的长就剪掉，因为他的这个舌头。够朋友过来，别拿来了啊。嗯，现在禅师讲的话，听得讲讲的法，听得懂吗？ 这部经是特特别长的，但是禅师只说了最最最需要的。大家有几节需要的，五里也需要的，不在一句的。所以要有信，要有信，要相信这个信心的信，要有信，也要精进，这个就很重要。 布达的那罗汉，有勇气威罗，提亚的阿阇黎苏拉，谁会把那个巴图利巴卢迦提亚的阿阇黎皈依也是来这个遇见佛法，然后也愿意过来禅修，愿意禅修也遇见佛法。这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就是前几生有这样的因缘，这样的波罗蜜才可以做到这些的。

高啊！你把拉密多写，就是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波罗蜜的，就是特殊的波罗蜜才会这样。巴拉密说的，古登鲁玛撇达。这个波罗蜜是你自己做才会有的。达纳咕咕，巴拉密发音，撇呀，我嘛强大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布施的波罗蜜很好的话呢，他的每一生都是很富裕。 သီလကုသိုလ်ပါရမီဖြစ်ရင်ဖြစ်ရပွားမှာကျမ်းမာရေးကောင်းတယ်就是这个持戒的波罗蜜很好的话呢，每一生都会很健康。တိပတ္တံဘဝနာပါရမီဖြစ်ရင်တရားအထူတော့သိဉာဏ်ခက်မြန်မြန်ဖြစ်တယ်နိဗ္ဗာန်မှန်ရရတယ်就是要有这个思念处的这个波罗蜜修习的波罗蜜的话呢，啊， 人生他要修的话呢，他就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智慧。啊，朋友的你来了，他老伯，要你带动男人。啊，禅师，呃，鼓励你们，跟促你们，也可以讲到这么多。哦，我隔壁那个地方，那个家属是了，到那边，啊，他底下洗下了。是从中国来到这边禅修。 不是一般的信就来到这里。那么李小凤就现，他可能七十年余来。嗯，这位出家从马从马来西亚过来，这位出家人从马来西亚过来，已经八十几岁了。在到现场来，七十七十年余了。将近八十岁。伢子来刚来，伢来刚来。啊，这个也有好的智慧。 莫那个保底个乌米麦，塞在个缸里嘞。这个一辆车，嗯，它的外表车体看起来很老了，但是它的这个阴茎还很好，可以发动。保底个乌米米。嗯，但它的外体、它的身体就已经很严很严了，那个的。但是它的那个机器还特别新。 来，就是在缅甸的话，好的都是从日本来的。 <laughs> 这个是日本来的印经。那路，的。就是有信根才来这边禅修的。在第二在那位，你看，苦逼的在，人家老板的比说。 对呀，阿杜那个话是六，相当于第二个菩萨话的。就是讲法就讲到这里吧，然后也祝愿你们可以按着这个呃来修行，希望你们有这个五个因素而尽快的开业。萨埵萨埵萨埵，你嗯，要想要知道什么就可以问禅师。 嗯，验一下这五项，互相的那个，呃，的，的因素，互相的这个的因素得小心啊。可以啊，对嗯，可以。看你家都西嘞，多嘞，我地拿包几多对吧？啊，啊，没闲的，没闲的。问吧。 那个很多蚂蚁啊、虫啊，然后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伤害到它们，嗯、可以产生大的回响。哦，嗯，被塞的阿ကောင်ကြီးတဲ့မတိလိုက်ပဲနဲ့သူတို့ကိုတွားပြီးတော့တတ်မိသွားတာရှိတယ်တဲ့အဲ့ဒါလေးသူကဘယ်လိုမြစ်တာပို့ရမလဲတဲ့အမြဝေရမလဲဟုတ်မြစ်တာ မြတ်တာပူဇော်ဘူးတဲ့ပေါ့ပတ်ဖမ်းမိတယ်ဘယ်လိုလဲသူတမင်တက်လောက်တာမဟုတ်ဘူးအဲ့လိုထိမိလိုက်တယ်ဆိုသိသွားတယ်အပြင်းမရှိပါဘူး如果无意中不是故意的去杀，那就没有什么。ဒီပဏာတိပါဒပါဘာအသက်ရှိသတ္တဝါမှန်တရားလေအင်္ဂါဒီ这个နဘာတေအင်္ဂါအသက်ရှိတဲ့သတ္တဝါမှန်တရား就是这这个要 破一个戒吧啊，就是杀生戒。要破这个杀生戒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几个条件的啊。就是第一，你要知道这个是有生的。那么呢？第二就是你是有心想让他死。第三就是你真的去做了，这个也就死了。哎，你将嘴巴闭嘴，把那里把那阿姑赶开点。 啊，只要这个三个齐全，你才破这个杀生戒。股票那个呀，破前面啦，你应该一种路打通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菩提王子的话呢，他杀的时候就都有这个，然后杀的也很多，所以就那个心所这个成熟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孩子。谁那也没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呢，不会有罪，也不不破戒吧。 这里的菩菩提就是得得涅盘以后，是不是可以像佛陀一样看到别人的前世啊？啊呃，涅般呀，瓦列修都是行的，宝利年呀，这个宝林年的涅盘都在路上面。宝林年。宝利也拍死光了的。啊，对嘛？对啊，利林年呀话嘞，涅盘呀话嘞，于人嘞，拍下了路外公路对嘛啦？拉丢两丢宝路，就涅盘在家多少嘞，拍了路地方。 这个涅盘是涅盘，证得涅盘不也不会像佛陀一样的全知道别人的。真的，偏偏多，菩萨真的高还是稀啊，像佛只有一尊，他那样的只有他有。但是你要你要成佛是可以这个意思，你一般的阿罗汉没有。比如说舍利佛也不会像佛陀一样。 就是像我们那边还有，有一些，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他有很特殊的能力，比如说能够给人，嗯，不用药治病，或者是能够，就像就做法呀什么之类的，就是给人治病这些是说就说，比如说正得立牌以后，是不是会可以有这些很特殊、特殊的能量？ နိဗ္ဗာန်ရပါပြီဆိုလို့ရှိရင်နဲ့တတိထူးတွေရှိတတ်သလားတဲ့ဥပမာသူတို့ဟိုဘက်မှာတရုတ်ပြည်မှာဆိုရင်တချို့လူတွေတချို့ဘုံကြီးတွေကအထူးထူးထူးဆန်းဆန်းနေတတ်တယ်ပေါ့ဥပမာသူလက်နဲ့ထိပြီးလိုက်ရင်ယောဂပျောက်သွားတာမျိုးပေါ့အဲ့လိုမျိုးတွေကုတတ်တယ်နိဗ္ဗာန်ရပြီးရောအဲ့လိုအထူးဆန်းဟို quality ဒါရည်ချင်းတစ်ခုရှိတယ်ဒါတွေကသူတို့လုံးထားတဲ့ဟာမိရည်ရတာနိဗ္ဗာန်ရပုဂ္ဂိုလ်အဲ့ဒီသဘောတည်းဖြစ်ဘူးနိဗ္ဗာန်ရတဲ့ပုဂ္ဂိုလ်ကကိလေသာကုန်သွားတယ်ဒါပဲအာ 这个共过，这个跟涅槃没什么关系。涅槃老板没修，老板修，妈他修了，阿公侬共过是涅盘是没有烦恼的一个特点而已，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没有傲慢，所有的烦恼烦恼没有，这个就是涅槃，不是有特别的一种能力。不可能的。阿华来共过还是那两天嘛，那那天。啊，也脱离了这个轮回了，也再也。 不会在轮回里再投生。保安嘛，他他偏爱的时候个？老婆找他啥？在地里那个，他他偏爱了。工作也不行，他偏这在轮回里，在重复的生生重生、重生，就是因为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才会再重生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不会再重生了。工资里不赚钱，还多这样花光了，花掉了，老板来没收，没了，老板来没收，他地里来硬的。 对了，对，对对你讲，就是关照，在你们在禅修的时候，你们可以如实的关照到当下的时候，你们会知道心是多么的宁静，没有烦恼的那种境界是多么的宁静，是一点一点的去体会，后来就会一直会那样。要把他们这些不管了，可能连阿弥陀佛的都搞不 所以有特殊的波罗蜜的一个人修了七天都会开悟的。碰个来骗进来，要么骗哪个骗哪个。嗯，禅师也想那样，但是不行。我还在问，看没请你爷爷家？嗯。看没请你爷爷？嗯。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单独禅修和一群人一起禅修，会不会是？ 就是一群人一起会更快一些。不要在底下安装的，你下面保姆底下安装的，底下在的后面个拿了。古鲁尼勒，古你现在体验怎么样？跟大家一起修和一个人修，现在跟大家一起修你觉得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然后每天只做这个，当然快一些。如我告搞文解析的，他妈的。 ကျွန်တော်ကအတူတူမလုံမနေရလောက်ရတော့နည်းနည်းတရားတက်တာပုံမြန်တယ်ဇွဲချက်သူတို့အတူကိုအတူနေတာဟုတ်တယ်မှာကောင်းပါတယ်ဒီဒီအဖြေလေးမှာပါอืมเจ๊เจ๊หูตาเนี่ยด้วยโกเตียงแท้ကိုခန့်ထဲမှာကိုတရားတော်ခိုင်းတော့ပြင့်ရင်ပြီးလက်လိမ့်ပါပဲအဲ့ရထားမှာမဟုတ်တန်ကြောင်းကြီးပြင်းမောင်းနေခေါ်လဲထားမှာမဟုတ်ကိုခန့်ထဲမှာကိုတရားထိုင်နိုင်တယ်လို့ဒီလိုအခွင့်အရေးပြည့်လိမ့်မယ်ဆိုရင် 把经贸的那些人，理解他得，套马木，他他弄点那那那那理解他得，套马木，古特古看套马古，没没一点麻烦，过了阿鲁泰也是个，但主要是，工作还。嗯，就是现在跟大家集体的去做的话呢，想做不想做也是要啊集体的去做嘛，所以就会做的做会做到会会去做这些。 如果说，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可以休息，在房间里也可以，不管哪里都行的话呢，这样一说，大家都会在房间里坐，然后就懒一点，就，哎，想睡一下吧，先就会睡。这个时候呢，就是敲钟敲二十四下也不会起来，然后再怎么按铃也不会起来的。有给你鼓捣，我来了。哎呀，这这不道，哈达干嘛，哎呀，你你，他羡慕 经验嘛，有时候就是不想起床。娘嘞，那是啊，嘛。啊，有时候觉得呀，这个敲钟一直敲不停，还是要捂着这个耳朵吧。捂着，手棒被跌疼了，拄着胳膊嘛，拄裤子啊，你先拿来，拄不不拄要屋里的，不拄要屋里还是拿不，你拿那个。集体的去做的话呢，就会看到谁有多尽进，谁谁带。 啊，所以有时候呢，就会看到静静的人，他会变成你的动力，啊，他会激励你修下去。第二点，现在明白了妈说，开阿陀高但是你修的特别好的时候呢，最好是一个人修。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呃，慈悲跟智慧之间的关系。 因为呢，有时候，嗯，可能在世俗上还怎么样子，会感觉到好像见到某些大师或者怎样的人，会觉得啊，好像很有智慧，又听他们的，呃，讲经啊，或者呃看他们的处事啊等等。但是呢，一接触下，就接触下来或相处下来，会感觉到他们没有什么爱心啊，或者就是感觉不到有什么慈悲可言，那所以就会很好奇。 嗯，正常我的理解是智慧跟慈悲是相关的，智慧又很慈悲，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သူတိထားတာကတဲ့အတိညာဉာဏ်ပညာရှိတဲ့လူတယောက်ကမေတ္တာညှိနှာတဲ့ကြီးတဲ့ပေါ့ဉာဏ်ကြီးတဲ့လူကမေတ္တာညှိနှာတဲ့ကြီးတဲ့လူသူအဲ့လိုတိထားတာတဲ့ဒါပေမဲ့အဲဥပမာဘုန်းကြီးအချို့ပေါ့ဘုန်းကြီးအချို့တရားဟောလိုက်တယ်ဆိုရင်ဒီဘုန်းကြီးကတော်တော်တရားဟောနိုင်တာပဲဉာဏ်တော်တော်ကောင်းတာပဲအတိဉာဏ်တော်တော်ကြီးတာပဲ သူပြောလိုက်ရင်တော်တော်များများနားလည်သွားတယ်နားလည်အောင်ရှင်းပြတတ်တယ်ဆိုပြီးတော့အရန်အားကြတယ်ပေါ့အဲပြီးတော့အရန်လည်းလေးစားတယ်ဒါပေမဲ့သူနဲ့သွားပြီးတော့ဆက်ဆံလိုက်တဲ့အခါမှာမေတ္တာစိတ်ကြီးခေါင်းပါနေတာကိုတွေ့ရတယ်ဂိယုဏနဲ့မေတ္တာနဲ့မရှိဘူးတွေ့ရတဲ့အခါကျတော့ဒီမေတ္တာဂိယုဏနဲ့ဒီအတိညာနဲ့ညာနဲ့ညာနဲ့ကဆက်ဆံမှုမရှိဘူးလားတဲ့ဘာဖြစ်လို့အဲ့လိုဖြစ်နေတာလဲသူကအဲ့ဒီတရားကိလေသာတရားသူကပယ်မှမပယ်နိုင်သေးတာကိုခုနကသူက 这老婆呢？多大的脾气嘛？蛮大有个婆妈嘛，婆娘年纪大，叫人爱，他就皮打我就是他了解的，就是像理性方面的那种了解而已，他不是呃用这个通过修行真正的了解这个他所说的，所以他说的和他做到的会不一样。多大个？哪个皮嘛？公的。 那个嘛，偏子人都那么功利。比如说嗔心，呃，嗔心的话呢，正的三果才会没有嗔心嘛。啊，所以一个人他是圣者，但是他不是三果圣者的话呢，他还会有嗔心。嘛，拿出来干，现在全嘛功的，现在我们偏对不行嘛，那么功利。啊，傲慢的话呢，只一直走到四个圣者才没有傲慢，所以。 这个三国还会傲慢吗？嗯，就会。陆德耀啊，明天来西岗市场购物。还有一个人，他不会一直都是有那个好心，不可能。嘛就谁你有时候身体不好就很烦，就容易生气。哎呀，陆德耀哎，听见过，他保 意味着从长远无。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你不可以很肤浅的去决定，通过他做一次你就决定他中全身全的智慧是不可能。嗯，那是否会理解为智慧是一个有层次的、会变化的？呃，呃，阿拉做做新人呢，第一年啊。 生生 c 世，将我们如是的，标如如呀呀。对呀，生生 c c 对呀，生生 c c 讲我们对呀，我们讲的多嘛呀？是不断嘛讲的多嘛？多呀。罗睺达那几年了，不不讲了嘛？不讲了的。对吗？呃，但是你指的是什么智慧？如果是嗯，这个出时间的智慧，一国、二国、三国、四国的话呢，它是永不变的。 但是如果世间的智慧是有变的。ဝိညာဉ်နဲ့ပတ်သက်ပြီးတော့ကျမ်းဂန်မှာပြထားတာဥပ္ပံပုဂ္ဂိုလ်ရှိတယ်။嗯，关于智慧呢，在今年你讲的有三个例子。ရွှေတုံးတစ်တုံးကိုကလေးလေးငယ်လေးကိုသွားသူ့ရှိမှသွားချပြားခါကြတော့ကလေးကဝါဝါလေးအရင်ပဲသူပြီးတယ်။ဒါဒီဟာရွှေတုံးကြီးပဲ။ဒါဘယ်လောက်တန်ဖို့ရှိတယ်ဆိုတာမသိဘူး။ 如果一个把一块一块金，就放在一个小孩的眼前的话呢，面前的话呢，这个小孩只会知道这个是黄色的，他不知道这个是金，他也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啊，血流奶，但不，最难得最念都么？血流多。因为他还没有这个智慧来知道这个是金块，这个是很有呃很有价值的。最难得血来奶，何况血流 他的这个税，嗯，这个税数还不到那个有这样的，会会这样分辨的这个年龄还不到。他要分年数的，原来来参的。有时候智慧也要靠他的这个年龄。对，就孤独单单来参与。也会因为他的经验，还有他的知识。读第二路的，他最近第二路，第二路都学到。 刚才看到都血满着，对的。然后中年人吧，第二第二个人刚才是小孩，中年人的话呢，他在他的面前有一块金的话，他是知道是金。你学到啊，读啦，想啦，做啦，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真的金还是假的金。 都啊，都是有困难的，最年重嘛不因为他是知道，他是有智慧知道这个是金，但是他不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真假，真金假金的这个智慧是没有。他第二着个，血液，血液呢，把三比六不是当中嘛写的，血有毒，养活的不够吃的，血液必然呢，低血压、动外三脉，但我不能写是啥个，血变压血压低的。 所以第三个人的话，他看到这块金，他是做金的生意的人的话呢，他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颜色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是质量是多好的，因为他对这方面有知识，所以他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它。这不会了。就就是这样的。的。 所以，这个智慧是要也要靠你的年龄，啊，也要靠你学习的东西，也要靠你的知识、学习的经验、环境。啊，你还有吗？问吧。他那米你啊，这样也差不多了。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 开阿今，呃，现禅师讲的都记得吗？今什么呢？来阿呢，来阿哎，就不讲昨天，因为上一次的吧，今天讲的都记得吗？给，高。那就好，可以回去了。